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十九集。父母的偏心实在是很没有道理的事情，不是你好，他们就会回心转意。 反而另一个孩子越好，他们越想君富贵。林显红就是如此。林青霄展露出强大的天赋，而林重玉因为体内的魔族血脉，做什么都慢半拍。林显红只能用天才地宝推。然而小时候看不出来，随着两个孩子长大，差距飞速的拉开。情感和物质投入密不可分。 因为感情深，所以才会在这个孩子上投入更多物质，而砸了许多钱和精力进去后，感情也会变得越发深，这就是一个雪崩循环，爱之愈爱，另一个则愈发疏离。林崇玉修为越落后，林显红越要给他最好的资源，因为承认林崇玉不如林清霄就是在承认林显红错了，林显红不肯认错。 一直抗争了一千年，刚才在出来前，他还在和素一方争吵。家主和主母吵架，没有人敢进来打扰，最后实在是事情太严重了，无人担待得起，才有仙士进来禀报说凶兽亚羽挣脱封印跑了。林显红才走到一半，又听到人说二公子独自一人制服了凶手。你看，这个孩子永远在和他作对。 永远在提醒林显红，当初他交换两个孩子是错的。林显红看到林青霄后，神色僵硬。林青霄见林显红来了，脸色也非常平静。他们两人看着不像父子，更像是仇人。林显红当着众人的面挤出些笑意，对林青霄称赞道：“听人说，是你制服了亚宇。” 尚可，没有丢了中山的脸。林青霄对此也只是淡淡颔首。多谢家主。洛涵听到就牙酸。我就说林青霄为什么冷淡的过分，原来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。林显红这个爹当的是不是有毛病啊？孩子做了好事不能正常夸奖，一定要以贬低的口味来？什么毛病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？ 洛寒内心腹诽极了，只不过碍于这是林青霄的父亲，他不便插手别人的家事，只能忍住不提。林显红和林青霄说完话后，竟然感到如释重负。当着这么多长老的面儿，他身为家主，不好赏罚不明。夸奖立了功的次子，对林显红来说不是荣耀，反倒像是任务一般。林重玉也不情不愿的走过来了。 他试图拉垮林青霄，结果反被林青霄打脸。如果林青霄不出现就好了，今日这一切将会是林重玉的高光时刻。偏偏林青霄在今日回到了中山，还以一己之力对抗凶兽，拉走了凶兽所有的攻击和火力。林重玉却躲在人群里，相比之下，一下子成了个贪生怕死之徒。 林崇玉本打算藏拙，等林青霄撑不下去的时候，再以救世主的姿态力挽狂澜。结果他这一藏拙成了真拙。林青霄从头到尾没需要外援，在洛寒的辅助下独立制服了凶手。躲在人群后故意耗着不让众人去帮忙的林崇玉瞬间尴尬了。好在林崇玉是大公子，众人默认的少主，所以没人敢说他什么。 林崇玉本不想靠近林清霄但是林显红也出现了。林清霄这里还围着许多长老，林崇玉再不出现，有些说不过去了。林崇玉只能硬着头皮上前。几位长老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他们对刚才发生的一切心知肚明，但是面上却没人说。见了林崇玉，依然慈和地喊大公子，林崇玉一一应下。 等其他人都打过招呼后，林崇玉被逼无奈，只能看向林青霄的方向，绷着声音说：“二弟，陆姑娘。”林青霄只是淡淡点头，眼神都懒得施舍。林青霄一直都如此冷情，众长老见状并不觉得诧异，连林显红都毫不意外，习以为常。 被无视的当事人林崇玉恶心到了，也没法说，只能咽下这口恶气。他看向洛寒，脸上忽然高深莫测的笑了笑：“洛姑娘实在是真人不露相，你一直说你法力低微，可是今日一见，洛姑娘的御风术分明极好。”洛寒不上林崇玉的套，笑眯眯的推辞道：“我初学，方才不过是误打误撞罢了。” 多亏二公子教的好，林崇玉不放弃追问。洛姑娘今日的表现可并不像是初学者，不知洛姑娘家传哪一族，御风之术为何如此特殊？我出身平平无奇，父亲也没什么值得说道的。洛寒依然笑着说：“我御风术是和林青霄学的，如果真有什么特殊，也是贵山法术传承好。大公子，你说是不是？” 洛寒把高帽扣到中山身上，林崇玉还能说什么呀？他不好再问，干笑着点点头。洛姑娘抬爱。林崇玉逼问洛寒出身的时候，林显红沉默不语。现在林崇玉铩羽而归，眼看再问不出什么，林显红才威严道：“好了，本座有过必罚，有功必赏。林清霄有功。” 本座自会记下，亚宇到底是因为什么跑出来，本座也必然要查个水落石出。今日还有许多事要做，你们各自去忙，都散了吧。众人应是，林显红说的不错。凶兽虽然已经落网，可是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还有不少：重新封印凶兽，修缮被破坏的宫殿，调查此事真相，有的事儿可忙。 洛寒和林青霄反倒是没事儿了，他们没有受伤，连休整都不必。林青霄看了下时辰，说道：“申时三刻，只误了半个时辰。你现在去上课还来得及。”洛寒听到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我刚刚才结束战斗，现在手上的力气都没恢复呢。林青霄居然要送我去上课！他用力盯了林青霄很久，问。 你是认真的吗？我们刚刚才结束一场非常凶恶的战斗，甚至今天早上我还在坐非洲呢。林清霄也很认真地想了想，问：“这和你去上课有什么关系？”洛寒一时还真接不上话了。果然啊，魔鬼从来不觉得自己是魔鬼，在他看来这是正常。他的脑子大概是机器做的吧？一按按钮就能立即进入工作状态。洛寒彻底无语。 他深吸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林青霄，求求你做个人吧！不是所有人都和你一样，发生这么大的事，课堂怎么会开课？哪有父子有心讲课？”林青霄想了想，说道： <laughs> “也是。”洛寒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回去歇着，结束这极其丰富的一天了。接着就听到林青霄以平淡的语气说：“无妨，我来教你。” 亚宇被抓走后，半数弟子都围在问天门前，有善后的，有给同门疗伤的，有来寻找亲友的。洛寒和林清霄停在废墟边说话，来来往往，许多人都忍不住偷看他们。林清霄在中山本来就是传说，他和林崇玉都有许多女子喜欢，可是，在男子里的口碑却截然不同，男弟子对林崇玉褒贬不一。 有人把林崇玉当兄弟，有人把他当对手。可是无论如何，林崇玉在众人看来还是一个可以触摸的，家世和能力都很优秀的贵公子。但是林清霄已经脱离了同辈这个范畴，无论男女，谁都没法和他亲近起来。林清霄各项课业的成绩至今都是各科最高纪录，一千年来无人可以比肩。 众人提起林清霄并不觉得这是他们的同门。这样一个人是冷冰冰的数字，是高不可攀的记录，唯独不是一个活人。他们以为这些数据已经足够疯魔了，没想到今日这一幕又刷新了众人的认知。林清霄本来就是个变态，他无论做出什么都不让人惊讶。但是洛寒是怎么回事呢？ 众人亲眼看着洛寒现场学习御风术，紧接着立刻就能使出高阶用法，还以一己之力困住了上古凶兽。要不是亲眼所见，他们肯定会耻笑这是没修炼过的凡人想当然，就是编故事也编得太假了。然而，话本都不敢写的事情，偏偏真的发生了。洛寒和林清霄刚才的战斗。 无论两人的配合，还是林青霄的身法、速度、战斗意识，都完美的堪比教科书。而其中的主人公，一个据说年纪极小，一个刚刚受了天雷，身负重伤。林青霄这个变态从哪里捡了个小变态回来呀？然而，路人视线中心的洛寒此刻心情并不太好。他想过很多种情况，唯独没有想到。 林清霄这个人能把事情做得这么绝。林清霄铺展神识，查看到此时各峰状况后，对洛寒说：“藏书阁并未被凶手波及，此刻空荡安静，正适合你去休息。”洛寒勉强挤出笑：“现在？”“嗯。”林清霄淡淡点头：“你今日课程虽然没上，可进度不能落下。” 正好顺道去藏书阁借几册玉简，免得你闲暇时无事可干。这简直就是污蔑！洛寒忍无可忍，说道：“谁说我没事可干了？我很忙呢。”林青霄无奈的叹口气： <sighs> “你如今正是该学习的年纪，专心修炼，不要贪玩。”贪玩？我这分明就是劳逸结合。 洛寒正要为自己证明，旁边忽然传来一声怯怯的呼唤：“二公子。”洛寒回头，发现竟然是云梦寒。云梦寒此刻脸色苍白，脖子上的伤势还在渗血。旁边跟着一个细眉细眼的师姐，虽然师姐扶着云梦寒，一副温柔之心模样，可是看面相，总让人觉得刻薄。 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